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通勤冷知识，有点久没有更新了，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？如果有想我的话，可以私信 IG 搜寻通勤冷知识，私信我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晒太阳真的可以杀死尘螨吗？反正有在流传呢，把棉被拿到外头晒太阳，发出的太阳为其实是尘螨尸体的味道，这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也太恶心了吧！以下帮大家补充一些尘螨的资料。 尘螨可以说是台湾最常见的过敏源。环保署指出，台湾约有九成以上的人对尘螨有过敏反应。而造成我们过敏的不只是尘螨本体，还有它的排泄物、虫卵以及尸体，都引发我们的过敏反应。尘螨呢，不是属于昆虫，而是属于一种螨类。目前所知的螨类大概有四万种，而常出现在台湾居家环境中的，主要是欧洲式尘螨以及美洲式尘螨。而尘螨的体积啊，非常的小。 大概是零点一到零点六毫米，一般的肉眼不易看见。除去尘螨的两大关键：一、湿度；二、居家清洁。在湿度方面，环保署指出，尘螨在室内湿度约五十帕以下就会自然脱水死亡，因此有以下两个建议：一、使用除湿机降低室内湿度；二、保持室内通风。而在居家清洁方面呢，其实人体与动物的皮屑、毛发以及一些霉菌等，都是尘螨的食物。 因此，记得要经常打扫，保持室内干净，避免我们的皮屑啊，还有室内的霉菌啊，成为它们的食物来源。因此，经常清洗寝具、毛巾、玩具就非常重要。 当温度高五十五度即可以杀死尘螨，因此建议啊，每一日都要使使用五十五度以上的热水处理。记得不能只用烘的，因为高温其实能杀死尘螨，但是并无法清洗掉尘螨的一些尸体啊、碎屑啊，必须要使用水洗才可以清除。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寝具使用防螨套。回归正题，我们所谓的阳光味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那这股清晰的味道，其实是紫外线照射棉布织品所产生的臭氧的味道。棉被里面其实是有空气的，棉被中的氧气在紫外线照射下，化学键就会断裂而产生臭氧。哎，这时候就会有个疑问了：臭氧不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吗？其实，在流动的空气中啊，已经帮助大部分的臭氧呢扩散出去，而剩下的小部分的臭氧呢，又会吸收紫外线而造成光解。 所以最终剩下的其实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臭氧，那其实就不会对人体的造成危害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冷知识。那最近台湾的疫情非常的严重，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出去乱跑，也不要出去随便跟别人人与人的连接。那如果待在家里没事做的话，可以把你的棉被拿出去晒一些太阳，那盖起来的时候闻起来比较香，比较舒服。那节目就先到这样，拜。